事件法、除事法多难办，办事件法的事情是不能闲的。 这个世间法都是蛮忙的，嗯，茫茫宇宙，茫茫去，哎，这一辈子都在忙里过去了。 这个初世间法，这个初世间法，那们这个禅宗这一法，禅宗这一法不要你忙，嗯，相反的，叫你闲。 什么事也不要做，不但是不动手、不动脚，连你那个心都不要动，啊！既要闲，就闲到底。 那么有人就想了，他说：“你这样闲起来，那这个人就没得用了嘛你看世间法，大家都忙啊，做生意的、做买卖的啊，各行各业都靠忙呢。你看看种田的，有过忙时啊，那不得了。 你看世间法哪一法不忙，都办不好，都不能办。唯独这个佛法，哎，特别禅宗这一法，嗯，不但你要，不但是不要你忙，你忙这个事儿就根本就办不好，就不能办。 啊，必须要显什么事也不做，啊，念头都不要动，嗯。所以古人讲，达者念头死，要死透，死不透还不行。 你看永嘉大师那个正道歌，他头一句就是这么说的：“绝学无人，绝学无为，贤道人。”啊，这个贤道人看起来还不容易做呢。啊，什么本事也不要你有，嗯，你就是装呆，啊，说是大智若愚，大才大智啊，啊大才若鲁。 要闲呐！你看我们在禅堂里面打七、禅念佛、是谁做什么功夫呢？就是做这一个字的功夫，叫你闲。嗯，什么事不要做。如果你要认为我那么一闲，这个闲我就什么也不能。 什么事也不能成就。你说我烧饭能够闲吗？啊，我烧火能不能闲呐？啊，我烧茶能不能闲呐？那一闲好了，饭不得没人烧了。啊，一闲啊水也没人烧了。这世间法就不能成就，世间法就完全靠一个闲字。 如果真正闲到底，那个真正能够闲的那个人有没有本事啊？本事大的不得了。我记得佛，我记得佛经中有这么一句话呀：“随缘复感迷不周，尔恒出体菩提座。” 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十方一切诸佛，在那个菩提座，坐在那个地方，什么事也不做，啊，手不动，脚不动，啊，心不动，啊，那就是闲道人，闲到家了。哎，只有闲到家了，哦，这个用就大了，啊。 虽远复感迷不周，而恒除此菩提座。嗯，这就是显着这个闲的这个道理，闲的这个结果。嗯，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不能闲。嗯。 说是到港木寺来打气，哎，这个打气呀，了生死的，啊，开悟的，本来是一件好事嘛。他说我业障重啊，我这个功夫用不下去了，用不下去又跑了，嗯，哎，这就不能闲了，嗯，能闲吗？哎。 佛法就是告诉我们，你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你就成为道人。十方诸佛用的功，就是用的这么个功。不好好叫打七。 啊，这打妄想，妄想一打，这个气就打不下去了，哎，你看看，现在人的这个道心，道心，啊，这个道心是非，这个力量非常的微弱的，不要说你三十年、二十年，放在禅堂里下。 啊，这个几个期都打不下去啊！啊，什么事也没让你做，你看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啊？嗯，能办什么事儿？什么事也不让你做，啊，你喊吃不消了。等到什么事都叫你做的时候呢，你又嫌烦了。我这个修道的，我出家是用用功办道的。 我不是这个办事儿的，哦，他什么都有理由，就道谢不坚固啊，啊，说是那个离开山那做什么去，住山去啊，住洞去啊，住茅棚去，那也有点本钱呢，啊，你禅堂都住不下来。 还想住茅棚啊？啊，还想住洞啊？那住在这住在这茅棚底下做什么事啊？嗯。哎，你看这个，我们这个佛法，哎，哪怕一个字，都概括了整个的佛法，都概括在里边。啊，你能够做到一个字，能够做得到。 那就成佛有余了，还要多吗？啊，叫你歇即菩提，那就是闲的。那个什么叫个歇即菩提呢？叫你歇歇就是闲呢什么都歇下来，眼睛不看，耳朵不闻，心也不打妄想，什么都歇下来，歇了还要歇。这本来无一物嘛，你不要歇嘛，不歇。 怎么能够跟那个本来无一物相应呢？住山住洞，那讲究，啊，那都有境界的，啊，你没有一点定力。 啊，你自己的没有一点定盘星，你诸山诸洞都有困难。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 <clears throat> 相信就试试看。啊，没有道行的诸山呢，啊，这倒也罢了，哎，照常在那睡大觉。嗯，你一发道心，这个事儿就多了。 初发心要打基础啊， <clears throat> 是的，将来你有了基础了啊，自己能够在修行的道路上能够自立啊，我不要别人帮助，我能走这条路。功夫固然需要的，特别是这个理论非常重要。 开悟不开悟，那另外一回事情；了生死不了生死，另外一回事情。哪那么容易就开悟了？哪里那么容易就就就了生死啊？啊！一下子不能开悟，啊，也不能了生死，我们还在生死路上。 啊，这个日子怎么过？嗯那就靠你的知见。这个知见非常要紧。那个临命终时，舍生受生，这个时间就是完全靠你的知见。啊，哪怕我没了生死，我还没能够开悟，啊，我这个生死还是生死人，那个不怕。啊。 只要你掌握这一念，能够正念。所以今天有人问呐，啊，他在路上问的，我还没听得清楚。他说，他说我这个脑子里向啊，好像有这个巴士啊，这无赖也是啊，老在这转，啊。 可能我没听清楚，这个“欧来一是怎么会转呢？啊，八识，整个的生死，包括全部的生死在里边，造生死、受生死，都是八识。啊，眼、耳、鼻、舌、身。 这个五世，啊，意识啊，呃，第七世，啊，这第八世，第八世是什么东西啊？啊，八世就是生死的根本。 我来也是，我来也是这个藏式，特别这个我来也是，对我们未了生死的人，去后来先做主公的，啊，所以这个人死了以后，哎，眼根去了，耳根去了，啊，啊，这个陋室都去了。 这个八师没去，所以他必须经过这么个短时间，二十四小时， <coughs> 啊，你才能动他否则的话呢，他会动念头，啊，动念头影响他的受生。这二十小二十四小时还没到呢。 这八识还没有走呢，他还有知觉。如果你动他，他要生烦恼，要是生嗔恨心，那就是在一念之间，这个事儿就蛮大了。哎，怪不得人家说是这个这个这个永明寿大师啊，说是无产哎。 呃，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脱路。淫精若现前，必尔随他去。他也就是说这么一个道理：人生舍生受生之前，这个地方这个念头是关键的时刻，呢非常重要啊！如果你这个地方能够掌握正念。 以正念为因，他不会堕三恶道的。啊，这个正念这个因，它不是三恶道的因呐。什么叫做正念呢？如果说我们参念佛是谁的，那你就把念佛是谁。 抱得牢牢的，啊，仗这一念去舍生、受生。如果我们是念佛的，你把这个阿弥陀佛念啊这一句佛号掌握的牢牢的，那你说我这个把阿弥陀佛抱得牢牢的，说说我要死了，我还不能够升到西方，那么你说升到什么地方去啊？就下地狱啊？啊？ 如果我们是个参禅的，念佛是谁？一心得力，啊，就靠这一念。你说这一念生什么地方去？这是什么因？难道说是三途之因吗？八世 在没悟之前，我们人人都有个八识啊，啊，在没悟之前呢，称为八识。悟了以后，那就是如来藏性，啊，一体，它兼两个方面。啊，因为这个八士啊，转世转八士成四智嘛。 那么可见的这个八世都属于生死的范畴的。转五世成成所作制转第六世成道观察制转第七世成平等性质转第八世成大圆净制那他就转呐。 <coughs> 你说。 哎，我这个怎么搞的？我这个八式好像是在我脑子里上我这这这转起来了。那我告诉你啊，啊，五式、六式、七式都会动的，唯有八式呢是不会动的。啊，它怎么会动呢？怎么说在我脑子里会转起来的呢？ 啊，还有沙有盖世的，说这个第八世就就指就是就是如来耶世，啊，你从什么地方见到这个如来耶世的？如来耶世是个藏式，到了果上呢，转过来以后呢，那是如来藏性， <coughs> 藏是什么东西啊？ 啊，账就是大仓库，嗯，什么东西都摆在里头，啊，啊，什么东西摆在里头？这个仓库，你说我这个东西摆在里头，像我们也搞不色一些仓库呢，啊，有保管员，啊，有人搬进去，有人领出来，那那个东西，有人搬。 东西可以进去，可以出来。那个仓库是不动的，那个仓库几次动过的？啊，如来藏性，如来藏性，那个性也是不动的。啊，你说这个如来藏性怎么会动起来的呢？嗯，这个都是闻所未闻，嗯。 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接触外边的五尘，那就起合造业，啊，那个一根是什么呢？一根呢就是五尘落下来的影子，啊，这个独头意识就是我们睡觉了，眼耳鼻舌身都休息了，不接触了，哎，那他你还做梦啊，嗯，那都是独头意识起的作用。 第七是没诺式，没诺式叫个什么式呢？没诺式叫个智识式，与生俱来的，生来，哎，他就晓得有个我，我吃饭，我肚子饿了，啊，啊，那小孩子晓得我啊，啊，他又有个传送式，啊，漏根。 漏尘造的业啊，都经过他，哎，朝这个仓库里向搬，而他还看这个仓库，看得牢牢的，至实不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啊，你说眼根对于舍尘。 起分别，哦，这个是根成事，这个三法就生下来了，啊，这必然的，没得成，你这根不起作用，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 啊，打妄想，这个我们一天到晚都晓得打妄想，打妄想，一天到晚胡思乱想，颠倒梦想，哎，这个大家都认得的，这个这是陋室啊，其实呢，恒审思量，啊，这是与生俱来的，啊，这个呢，我们也体验得到，这个第八是体验不到的。那第八世是什么东西？第八世说明白了就是个无名 那根本无名，这个八事都起作用啊。那我们现在想修道，想了生死，哎，做什么功夫呢？就是要修行就是要做这个贤道人，绝学无为。 <clears throat> 有为就不能闲，无为才能闲呢。 万缘放下才能够闲呐！啊，歇即菩提，那不是闲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做这么一个字。三面温水也是闲， <clears throat> 啊，闲到家了。哎，你看看，所以说我们现在活着，这个活到呢是能够成就一些事业、世间法吗？ 啊，除了打的念头死，这个念头死死了以后怎么办呢？死了还活得了啊？要现代人就讲嘛，这个人死了是不能活的，啊，除非转生，还要死透。到了真正的贤人呢，那就是说随缘复感弥不周。 你看看，前处有求，前处应。但是呢，观世音菩萨就在那儿恒除此普济，他都不动的。啊，如果前处祈求，前处应，那就忙的不得了了，那还得了吧那忙不过来呀，千手千眼也忙不过来，因为众生太多了啊。 所以，福菩萨的境界就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 <coughs> 要做这个闲道人，我们现在就要闲。我们现在做这个功夫，就是要闲的。哎，你看看我们自己每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行住坐卧、出入往返、吃饭睡觉，看看，啊，我是不是在这闲？ 还是那没有弦，你也没能够弦与这个弦呢，那就背道而驰的，那叫做什么呢？啊，那叫做背角合成能够弦，那叫做背沉合角。啊，佛法就这么简单的，佛法有什么东西呢？啊。嗯 而且禅宗这一法更简单，嗯，那个住山住洞不容易啊！人家这个住山住洞啊，我说一个啊，过去我们常说的那有这么一段一段往事，呃，住山住洞的住山的老修行。 啊，而不是像我们这个住山呐，啊，住个几天就下山了，住个几天就下山了，他那个住山就一直就住下去了，嗯，岗被世人执住处，又以茅屋入深居，人家是这么住山的。东山祖师，东山梁盖，啊。 跟密祖两个人，两个人嘛作伴去行脚。行脚走在什么地方呢？走在湖北，湖北省啊，有这么一个山嘛，叫做龙山，走那个脚下，从那个山脚下经过。过去这些个高僧大德。 过去这些祖师啊，啊，那个跑呢，不是游山玩水的，是寻师访道的。那 <clears throat> 咱们在山底下走啊，啊，这个山上呢有一条水，一条溪水从山上流下来。这个流下来呢，在水里像有这个，就是我们吃菜的这个菜叶。 那么这两位，呃，他一看这个山上，看来是有人呢。不得人，这个菜叶从哪下来的？山上长草长树，那是很自然的。这个菜是不能自己长，而且这个菜也不会放，呃从这个水里向流下来。他是看到这个山上一定有人。 再一看，山是非常好啊，嗯，看来这是个地方，是一个藏龙卧虎啊，修行养道的地方。嗯，他们就有意呢，就是顺着这条溪水呢，就朝朝山里向跑。嗯，跑的蛮远，啊，跑着跑着跑着，看看，哎。 看看眼前呐，那个山里像有个茅棚。那么当然呢，有茅棚就会有人呐，有个老修行住茅棚的，那人家是真正是住茅棚的。那个老修行就，嗯，就摆手了，哎，他说：“你不要上来啊，他说我这没得路啊。” 啊，不得路，这个地方不是交通要道，啊，不得路的到哪去啊？你往哪跑啊？啊，那个洞山跟密祖两个人呢，也不问，嗯，一直走，走到跟前，看到一个老修行住山的，住茅棚的，哎，他说：“你刚刚喊叫我们不要上来，说不得路。” 说：“那得路，你从哪儿来的？啊，你怎么进来的？啊，你说这个老修行要是，要是我们做那个住山住茅棚的人，人家要问着我们，这样问，哎，你怎么回答人家呢？嗯，啊，你叫我们不要来，你说不得路，不得路，你怎么来的？啊，你从天上天上掉下来的？你说这个老修行他怎么回答他的？他说。” 哎，我不曾云水。过去人家住山住洞，这些个老修行，啊，那个讲话呀，都不是像我们世间的语言，啊，你我怎么来的？我就告诉你我怎么来的，哪一年我怎么来的？啊，不是这个这个都没的意思啊，那什么东西呢？那不是废话吗？啊，他说我不曾云水。 这个不胜云水是什么意思呢？嗯，他们呢讲那些个话呀，都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不是讲功夫，就是讲见地。你要是没点功夫，没点见地，那还讲什么话呢？啊，云水，云在青天。 水在西，一个是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他说我不曾云水，你看大家看看这个从哪儿来的，一下可想而知。那么又问了，哎，他说你这个老修行啊，你这个山底下住多少时间了？住了几年了？啊，他说我不记春秋。 不记春秋这个问题呢，好解释。那么有好多住山住洞的，呃，你像过去不是有这么一一一句话几句话吗？啊，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啊，山中无丽日，寒尽不知年。那个住山住洞啊，不是太阳。 住阴山背后里下，住洞里下，啊，可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不得了啊！我们现在今天快解期喽什么人明天单解期啊，马上还有几个区就就就就怎么样了又过春节了。一天到晚就算计这个东西，那人家住山住洞住茅棚的，啊，那可是真说过一天算一天。 善终无利日，太阳都看不到，哪晓得冬天、夏天、春天呢？都不晓得，为什么不晓得呢？因为他用功了，啊，不用功种茅房做什么事情呢？嗯，哎，啊，又问了，他说：“这老修行啊。” 你到这个山上住茅棚，还是你先来的，啊？然后有这个茅棚，还是先就有个茅棚，没来时就有个茅棚，啊？就是还是，啊？啊？这一般嘛，住茅房这有这个现象很多呀。 啊，就住山去，到山去我去了，我得帮我们搭个茅棚，啊，那就是说呢，呃，先有你这个老修行，然后会有这个茅棚。那么还住山呢？原来这个山就有个茅棚，啊，我跑着去就住现成的，嗯，还是你老修行先住，还是这个茅棚先住？这个不是就问题是就叫你回到这个茅棚啊，你不要做茅棚会啊。 啊，啊，这个道理呢就深了。那么老兄要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知道啊？那个、那个、那个东山，你为什么不知道呢？哎，他说我不从忍天来啊。啊，讲功夫，讲见地。啊，我们在这里今天讲这个东西呢。 是不跟大家解释的，人家解释这个，我们这用功呢，那不是打家人嫌差了，就说明这住茅棚的，哎，人家这个住茅棚的样子就摆这个地方，哎，啊，哎，他又问了，他说你最初发现住到山上来住茅棚，呃，你是见的些什么道理想住这个茅棚的？ <coughs> 他说什么道理啊？他说我在那个海边上看到两个水谷牛在那打架，打着打着打着打着就滚到海里上去了，啊，到现在也没出来。那两个水谷牛是泥做的，就像我们这个泥菩萨过江一样，而且是自身难保。你说泥那个泥牛，那个水果泥做的。 啊，打架打架打到那个海里去，掉在里，你看能，你看那能出来不能出来？啊！所以这个洞山跟这个密宗呢，听到他这个老修行的一番的回答，深有感触，五体投地。那第二个呢？哎，像礼拜呀、磕头啊，哎，他说老修行、老修行，你是你这个领导人家是。 嗯，蛮有道德的。我们想来来亲近亲近你，跟你住这一道，啊。后来那个东山又问了，他用四句话，他说：“哎，这个宾主四句，检验这个老修行的功夫见地，啊。” 如果是主中宾，老修行回答：“说青山不出户。”如果是主中主，啊，如果是主中宾，常年不出户；如果是主中主，啊。 青山覆白云。啊他说宾主相去极远呢。这个宾主，这你讲既然讲宾讲主嘛，隔多远呢？他说长江水上波啊那么宾主既然讲宾主见面都要讲几句话呀？宾主相见时有何语言呢？ 他说：“清风复明月。”啊你看他说的话这好不好？主中主常年不出户，主中宾青山覆白云，青山原不动，白云自去来。那个宾主相去极远。 长江水上波，你看长江那个水，它总有波浪的。那有风就有波浪，那个波浪跟水还是一个还是两个呀？啊，那叫分兵分主。你看这宾主还是一个，要那我们一般听起来嘛，既然是宾又有主，那不是两个人呢我是客我是主人，外头来的是客人，这不是两个人吗？ 要是长江水上波，你看还是一个还是两个呢？啊，我们本具的真如佛性，跟我们现在的妄想是一个是两个。幻化空身即法身，无名实性即佛性。佛言是这么说的，俗语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的方法不一样，哪会有两个道理啊？啊，如果有两个道理，有三个道理，那就是我们的妄想。啊，宾主相见时有什么语言？你看看，清风复明月，万里晴空，皓月当空，那个清风徐来。过去有这么几句话呀。 那我还自小记得有这么几句话，这句话恐怕还现在还有。月到天行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情意味，料得少人知。那个世间人，啊，形容这个世间法，啊，他尚且能够作殊死会意。你看月到天行处，那是什么样子？ 啊！难道我们自己本人每一个人也有这种警戒啊啊！如果你这当人这一念心，啊，没有依法当情，那你就是越到越带越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那个水面上个清风微微的啊。 啊，一般情意外，料得少人知。 <clears throat> 世间法，啊，啊，上去它有这种味道。你看看，他说宾主相见时有什么语言？清风拂明月，那个清风拂明月，明月动不动，啊，的形容。 这是人家住老住山住洞的，有这么多有这么好的支见，啊！我们现在如果住山住洞，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种啊这种支见呢？所以后来这个老修行呢，他就说，啊。 他说：“我三杆三杆茅屋从来住，就山上搭了三个小茅棚，一直就住在里边，在那边，呃，就是水遍林下，啊，用功养道。三杆茅屋从来住，一道神光万境显。” 莫作是非来辨我，啊，浮生传作不相关。你看看，一道神光万径险，他在山上呢就能够显啊，那就是贤道人。啊，你把这个闲字看得太简单了，这个闲字微妙无穷。 成若佛了，就是一个闲字啊！啊，一道神光万境闲，莫见莫啊莫莫呃莫做是非。你刚刚上来说这些个话，这些个问答，那都是是非，啊，与本分毫不相关的啊。所以这个样以后呢，他就把这三个小茅棚就撤撤了，烧它了，啊，这叫做。 刚被世人知住处，又以茅屋入深居。他看来我在那个地方，本来说我认为好像是已经到了深山了。哎，现在还有人来，不行，烧了他，哎，再朝里向跑，永远不得人到的地方。那过去人家住山住洞就是这么住的，嗯。 人说说？一池荷叶一无尽，树树松花是有余。这山里下哪里有小果子吃啊？哪里有什么吃啊？啊，饥餐松柏，渴饮健全啊，这是养道。这个道也有养的见道、修道，也得了道以后还要养呢。哎，还要成熟了还要成熟。不是修行不容易啊！ 啊，不要讲别的，现在就叫我们闲，就闲不住啊，怎么都闲不住。啊，我不像别人嘛，就是在这不要讲话。我现在还是从一开始打击就强调这一点。你们现在有几个人，我这一天不讲一句话。哎，我这一点我是做到的，哎。 我做到可不是在禅堂做到的，那个说起来给你们，我给你们给你们好笑。我在上海做工人，我一个人，哎，跟什么人也不搭嘎。 <clears throat> 我有的时候几天都没人讲，都讲不到一句话，人家也不跟我讲话，我也不跟我讲话。我回到家里想我这一个那个家，我不动，他什么都不动。啊，不过得蛮好的嘛，也过来了嘛。 啊，哪那么多的话呀？世家人上界讲处事戒多言，言多必失。啊，这个说话，嗯，这有些人就犯这个毛病啊，嗯，说话不谨慎，容易得罪人，容易打别人的闲岔，动人家的念头，都是从语言。深三口四嘛这个口有四过呢。 嗯，你要想把这个念佛是水，把这个功夫用上去，啊，你现在要从各个方面、处处注意到这个“闲”字，啊，闲了还要闲，闲了还要闲。那个禅堂门口那个写那么一句话，叫“万缘放下”，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没有第二个道理啊。 难道说叫我去做事情，这个困难，我没学过，我不会做，那这里想想不好吗？嗯，宿舍长先上，大家快进来。